一九三五年啊，法国跟意大利签署罗马协议之后，从意大利人那儿呢得到了一个口头上的承诺，说一旦这个德国打你，我会援助你的。后来呢，这个口头上的承诺呢被写到了纸上啊，但是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翻脸比翻书都快，想反悔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根本就信不得。墨索里尼是很了解女人的。 所以他把对付女人那套东西啊，全用来对付法国外长啊，一下凭空从法国人那儿捞了不少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法国人默许他对埃塞俄比亚动手。不但如此，法国人呢还把这个法属西非十一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让给了意大利。另外呢。 把跟这个意属厄立特里亚接壤的一小块法属索马里的土地也割给了意大利，法属索马里的这个吉布提港，这个通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百分之二十的股权也都给了意大利，意大利是赚了个盆满钵满，墨索里尼心里肯定特别感谢。 这个好邻居德国啊，挨着一个又浑又恨的国家，真好，自己呢可以火中取栗。由于德国威胁了英法，英法把德国看作主要威胁，所以对墨索里尼进攻一个遥远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非洲国家，肯定是装聋作哑。搞定了英法之后呢，剩下就是中看不中用的国联，这个。 墨索里尼觉得啊，国联不会插手，为什么呢？这个在遥远的东方有个参照物，这就是中国。小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中国，国联都无所作为。中国比埃塞俄比亚强大的多吧，重要的多吧？这么一个国家遭到了侵略，国联都置之不理。意大利觉得自己去进攻一个非洲土著人组成的国家，国联肯定也不会管。没有了这些顾虑，是吧？这个，所以意大利呢就要大打出手了。 于是，墨索里尼在非洲画了一个圈儿啊，意大利就奔着这个圈儿就扑上去了。在墨索里尼看来，我是一个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当然只有他这么认为，不可能输给一个还处在部落时代的非洲土著国家。但是这真不好说，四十年前差距不也很大吗？意大利照样败算了呀。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十月。 装备各路新式武器的三十万意大利军队，兵分三路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抗战中，埃塞俄比亚人民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品质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啊，水源奇缺，牧民呢把水装在皮袋里边，穿过干旱的沙漠，再把水运到兵营。 自己却常常因为干渴昏倒在这个路上。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进行这个宣传动员，妇女们呢组织红十字协会和这个妇女协会，运送这个伤员啊，组织后方供给啊。所以这个小平老师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推车给推出来的，对吧？哎，就这个意思，是吧？一些这个封建庄园主。 拿出钱来啊，向国外购买武器、弹药和粮食，支援前线抗战。有段记载啊，特别这个感人。一个埃塞俄比亚士兵身负重伤啊，他说：“我快要死了，鸟呢会把我的尸体吃掉，但我并不感到痛苦，因为那是埃塞俄比亚的鸟。”由于埃塞俄比亚军民顽强抵抗，墨索里尼速战速决的计划完全落空。除了埃塞俄比亚人浴血奋战。 意大利士兵的表现呐，让人乐掉下巴，惊爆眼球啊！我知道大家都很爱听这个。墨索里尼非常信任自己的士兵，当然了，全世界只有墨索里尼相信他的士兵，只有他们的首相会信任他们。为什么？意大利军队虽然装备先进，人数众多，但是军纪涣散，兵无斗志。在意大利的军营里，每天雷打不动的不是操练。 而是喝下午茶，必须得喝下午茶。在最艰苦的前线，正餐也要吃调料味齐全的意大利面。吃不到意面，义军就没有战斗力了啊！而且得换着样吃。你说今天是海鲜的啊，明天得是这个松露了啊，后天你比如得是火腿了。你天天让我吃海鲜，了该骂街了。据说这个为了筹备这场战争，意大利人准备最多最好的物资，不是枪炮弹药。 而是红茶和红酒，能干吃意大利面吗？多没有品味呀！得就着红酒啊！当然了，也不是说这个意大利士兵上前线就是为了享受啊，但是战场是玩命的地方，你要吃的这么好，除非你的运力极其强大。一九六五年，欧洲国家。 拍了一个电影叫《坦克大决战》啊，展现的是这个阿登战役啊。有一个镜头啊，一个德国装甲旅上校俘获了一辆美军装甲指挥车，看见呢里边有一块生日蛋糕，一看日期三天前洛杉矶生产的。上校说这场战役德国必然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连蛋糕都能运来啊，那枪炮子弹肯定运的更多啊。德国人是这么个思维，你这么想，美国人是对了。 但是你要用这个思维看意大利人就错了。你要一看意大利人把蛋糕都运来了，赶紧灭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运枪炮子弹，光运蛋糕，是吧？哎，所以你赶紧灭了。意大利这个运输物资是不靠卡车的，没有那么多啊，它是靠骡子车啊，罗马化时代，骡子拉这个枪炮弹药多沉呢。我们都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啊，还是拉红酒吧。 这玩意儿轻是吧？所以意大利军队走到哪儿不是来打仗的啊，我们是来打扑克的啊，我们煮咖啡、斗地主、敲三尖跑得快，我们干这个啊，打拖拉机是吧？用墨索里尼的话讲，我们是武装度假。所以虽然意大利装备上占优，但是呢，仗打的不顺，打将近一年。 磕磕绊绊是举步维艰啊，而且更有意思的呢，意大利人的这个军服啊非常漂亮，挺啊，匠心辉煌啊，连这兵打扮的都跟那国外的将军似的。可是他这衣服啊，是从牛奶纤维提炼的牛奶里面的什么一种纤维做的这制服，不能下水。 一下水一出来，人人都光着屁股，那就全全都这样的。所以这种制服，你想在埃塞俄比亚那热，你老得下水下河，一下河上来之后，每个人就全裸了，是吧？但是这个甭管怎么讲吧，啊，对于埃塞俄比亚这种非洲部落国家，意大利毕竟是一个现代化的欧洲强国呀，啊，特别是英法对这场战争实行不干涉政策，等于纵容法西斯侵略。 墨索里尼说，他最担心的事儿就是英国关闭苏伊士运河。如果运河被关闭，意大利军队就得绕道好望角才能增援战场，那就会增加两三个月的时间。意面都发霉了，红酒就都都都馊了，是吧？军队都不爱打仗了。而渡过苏伊士运河，吃饱喝足的意大利军队可以扑向埃塞俄比亚。再有一个呢，是这个西方列强没有对意大利实行石油禁运。 有时候越是落后的国家越不好打。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人你打阿富汗，你跟塔利班比骑驴，你比不过是吧？你飞机这儿没有降落场，坦克没路，装甲车没路，卡车没有路，就得骑驴，你骑得过吗？是吧？埃塞俄比亚的战马不需要石油，意大利的飞机、坦克、卡车需要石油。如果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意大利实行石油禁运， 意大利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就全趴窝了。所以呢，这个墨索里尼说，他们没给我对我实行石油禁运，这够哥们儿。墨索里尼把自己的俩儿子还有他的这个女婿齐亚诺伯爵都送到前线当飞行员，就是我儿子也参战了，我姑爷也参战了。为什么当飞行员呢？他最小的儿子才十七岁啊，为什么当飞行员？没危险。 开着飞机随便飞呀，绝不会掉下来，除非你自己往海里扎，这属于自杀，不会被人打下来，那所以才敢让自己的孩子上去作秀。埃塞俄比亚人民尽管英勇善战、艰苦卓绝，但是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造成了他们的严重的困难。美国宣布中立，是吧？不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乍一看挺正义，是吧？一个国家爆发战争，你不能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出售武器等于出售死亡，这是对的。 问题是战争总有正义非正义，强弱不对等的情况下，你如果不向正义一方出售武器，就援助了非正义。再说意大利，它不需要买武器，它自己都能生产啊。就算质量差点对付长矛弓箭总算是好东西吧？可埃塞俄比亚急需武器援助，但是得不到啊，所以埃塞俄比亚非常困难。到什么程度？意大利飞机超低空轰炸。 飞得很低呀，因为那地面上的人刮一刮胡子都能看得见，是吧？因为反正你也打不下我了，超低空飞，这个放心大胆超低空轰炸，轰炸完了之后返航了，飞机一落地，飞行员发现这飞机翅膀上插着几支箭，是吧？那会儿飞机可能也是木头的，啊外边包着铝皮或者帆布啊。意大利人发现飞机翅膀上插着箭，说明什么？ 箭都能射到这飞机上，你可见这飞机飞得有多低。如果埃塞俄比亚当时这个射箭的勇士手里有步枪，瞄着飞行员，砰就能把他揍下来，说明他们连枪都少，做不到人手一支。只有皇帝的卫队有点胖。据说德国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啊，援助给这个埃塞俄比亚十多门这个 P A K 三五式反坦克炮啊，拿它打意大利那种薄皮大馅儿。 跟公交车一样的这个铁皮铆钉铆的坦克，一打一个准儿啊！可惜太少了啊！由于这个西方大国的绥靖，就是遭到意大利这么怂的国家，最后埃塞俄比亚还是沦陷了。为了这场战争，意大利人花费了相当于过去三年军费的总和。为了确保这块殖民地，每天要从本国输送大量补给来维持驻军。当时这块土地上的宝贵矿藏啊，基本上没有被发掘。 意大利占领这片土地的唯一用途，就是为以后发生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反攻做准备。所以，意大利打这场仗，纯粹是墨索里尼犯二，脑子短路了。但是他不这么看啊，他认为这是复兴罗马帝国的第一步。这个就在墨索里尼做梦的时候，国联的制裁来了啊！对墨索里尼最要命的制裁就是石油禁运，意大利不产半滴石油啊。 你的坦克、飞机、卡车烧菜籽油不行，烧花生油也不行，橄榄油也不行，那那只能凉拌菜使是吧？就得烧汽油。墨索里尼没有汽油来源，就造成了他的海军、陆军缺乏训练，特别是陆军机械化程度很低啊，全都是两条腿的人、四条腿的骡子啊，没有四个轮子跑的卡车，因为骡子和人不用汽油。而且埃塞俄比亚被打下来之后，就更有意思了。 夺取殖民地的目的是什么？要那儿的资源，要榨干殖民地人民的每一滴血汗，对吧？意大利人在非洲夺了那么一大块土地，赶紧上吧，榨取去，往回改老东西。但是埃塞俄比亚人不甘心被意大利统治，谁侵略我们，我们都能接受。意大利人不能接受，为什么呢？丢不起那人啊！你说我被英国侵略了，没什么，美国还被英国侵略呢。 我被法国侵略了，没什么，被意大利人侵略了，给他死磕，是这意思，是吧？啊，丢不起这人，所以你几十年前就是我的手下败将，向我赔了一千万里拉，是吧？现在你敢爬到我头上作威作福，因此天天有埃塞俄比亚人挑铁道、拔电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啊，天天干这种事儿，庄稼地我烧了，我也不让你拿走一粒粮食。 意大利人从国内这个移民到埃塞俄比亚去开垦的，没有贵族，哪有贵族上那儿去？都是意大利下岗的，是吧？贵族在家吃香的喝辣的，到那儿干嘛去？这帮下岗的去了，哎，本来比如说这罗马的罗飘去了啊，该埃塞俄比亚挨飘了。去了之后，以为那儿遍地是黄金，是吧？出门半一根的他妈的谁呀？哎呦，一大金元宝，以为是这样的，结果去了之后。 天天被埃塞俄比亚人袭击，工作环境、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意大利殖民者无法立足。不但人立不了足，他们的机器设备、劳动工具这些东西都保不住，连性命都保不住。最后，不但意大利劳动者离开了埃塞俄比亚，连资本家都跑了。啊，这工厂也好，农庄也好，不要了，我得留条命，不能舍命不舍财。 这样一来，墨索里尼所有的美好愿景都落空了。不但得不到矿产，得不到粮食，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大包袱啊！这个侵略非常的得不偿失。但是墨索里尼不这么认为，又把手伸向了巴尔干。三九年四月七号啊，为了同英法争夺巴尔干半岛，他一面命令四万意大利军队向阿尔巴尼亚推进，一面逼迫阿尔巴尼亚国王。 签署王国的合约，在谈判当中啊，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企图推延时间，让他即将分娩的妻子逃跑。最后呢，他没敢在合约上签字，自己逃了。墨索里尼就控制了这个一百余万人口的小国啊，意大利总算是米老鼠掀窗帘露了一小手，是吧？这么一来，二战爆发前，意大利吞并了两块地盘，是吧？这个。 德国是积蓄实力啊，以图称霸武林啊。这个法西斯团伙里还有一个小兄弟，这个呢就是东方的日本。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